这里是九八新闻台，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到九点播出的《全民 u n c l e 节目。我是台大医院皮肤科蔡腾芳医师，我们将在半年过后接听大家的 Call In。如果有相关的皮肤科问题呢，欢迎打电话进来。我们的 Call In 专线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传真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二五九八，八三六九二五九八。 那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题目呢，是这个口炮的问题啊。 <laughs> 口炮，因为只能开玩笑讲，因为最近他看广这个看电视节目广告，有一个叫口炮口炮的广告这样子哈。那这个他当然广告是另外的东西，可对医师来看的话，所谓的口炮呢，其实就是口腔疱疹啊。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口炮的口炮的问题啊。这个，那另外一部分也是因为我最近刚好看到几个有趣的一些这个。 疱疹的一些个案，好，那也表示民众对于疱疹这个疾病的认知呢，呃，不是那么的清楚了哈。其中有个个案呢，就是我这昨天才看，昨天才看到的哈，有一个小孩子呢，他这个异位性皮肤炎了哈，平常在用有偶尔擦一些药膏哈。那最近呢，他就是说在这个大腿内侧一个这个两好一几个几个礼拜了，会有一直有一些痒痒的这个疹子在这个大腿大腿内侧哈。可最近这三天前呢，突然全身发出一些。 这个很痒的一些水泡哈，那就刺刺痒痒的一些水泡发了全身，本身上面有没有发这个发烧的问题哈？这个那小孩就是去外面这看了一些其他医生呢，那医生刚才说啊，这个大概就是全身性的过敏湿疹而已这样子哈。那后来可能我们去看他的评估之后呢，发现说他可能是那个异位性皮肤炎呢，本身并发全身性的疱疹病毒的一个感染哈。那这种情况下呢，在医学上面有一个名词叫做疱疹样湿疱疹疱疹样的湿疹哈。 就它表现起来呢，会很像湿疹，可事实上呢，它是一种这个病毒呢，透过血液啊，全身传染一种症状啊。那这种现象，它有时被当做严重的湿疹来处理，那呃这个变成说越发越严重，而且最后呢，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比较不好的一些并发症的一些形成了哈。那另外一个病人呢，就是。 这个就是我一个最最近做了一个这个帮病人做了一个玻尿酸医美的注射哈，就打完之后呢，他这个第二这个当天晚上呢就跑去挂急诊啊，就全就是发烧啊，就变全就变发烧，烧的很高，快要到三十九度 C 这样子三发烧，然后这个怀疑说是什么这个药物这个打玻尿酸引起的一些不良反应哈那。 可是想了半天，因为玻尿酸呢，就算引起发烧呢、感染呢，也不会有立刻的一些现象啊。感染最起码也要三天呐，而且呢，这个他打针部位呢，完全没有任何一些反应啊。后来搞了几天呢，最后才知道说，原来呢，他也是疱疹发作哈。 那疱疹发在这个比较隐秘的一些地方啊，那因为做医美的病人嘛，没有特别去讲这个东西，就发起来之后，就全身就是有高烧，还在在急诊的打好几个小时的这个点滴才回家哈。所以他发现原来他也是个疱疹的一个疱疹一些病毒啊。所以疱疹这个病毒呢，其实它可以是一个相当看起来相当无害的一种症状哈。那就是在嘴角呢产生一些传统上面讲说“操脆感”啊，就是说嘴角一直产生一些小，偶尔比较比较累的时候呢，就产生一些这种。 这个嘴角呢，产生一些小水泡哈，那小水泡之后就痒痒刺刺的小水泡，然后之后就干掉，形成一个痂皮，啊，就好像那个嘴巴干裂那种感觉，所以它叫把它叫做臭嘴狗，而且有时候因为病人常常的时候发作的时候呢，会比较之前会比较累哈，睡眠比较不好哈，所以变成说嘴巴也会臭臭的哈，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名词存在哈，不过这是这些都是真正的疱疹哈，不过呢。 这个大家听到泡呢，就是听到泡的这个，就很多病都叫都叫泡这样子哈。所以有一些这个，事实上水泡呢，并不是疱疹，可是给给病人呢听起来会有。 呃，类似的一些感觉哈，譬如说，就有人在手手上呢，就反复反复出一些水泡啊。那医学上面把它叫做汗疱疹哈。可病人呢，听到汗疱疹呢，跟听到这个疱疹、纯疱疹呢，他觉得说，哎，都是疱疹啊。所以他就觉得说，哎，这个手上的疱疹呢，是不是一种这个，也是一个跟嘴巴碰一碰嘴巴以后呢，再引起的一些这个感染性的一些症状哈。不过那个事实上是天差地别了哈，天差地别。手上的那个汗疱疹呢，或者脚上汗疱疹呢，它事实上是一种。 湿疹的反应啊，那唇部的汗疱，唇部的疱疹呢，是一种病毒感染啊，所以这是完全不相同的一个疾病。那另外还有一个名词呢，我们医学上把它叫做这个这个疱疹、疱疹样的一个湿疹啊，什么？它有 petiformis。那那种病灶呢，就在身上呢产生这种很细小、很细小的水泡，相当相当痒，连擦类固醇呢都不太能够止痒啊。那这是另外一种这个疱，这个。 这个疱疹一样的一个湿，这个湿的湿疹的现象，哈，那这是一种目前认为说是一种免疫性的一些疾病，哈，所以还有一种疱疹呢，是大家可能更熟的一个疱疹，叫做带状疱疹啊。那带状疱疹呢，本身呢也是一个病毒的感染，而且呢，跟大家讲刚才讲的这个纯疱疹呢，它是算是兄弟疾病了，哈，因为它都会藏在我们的神经节里面，然后呢。 都会沿着神经长出来，所以长出来呢，就是常就是，而且常常在这个沿着神经也长出来，所以在发展之前呢，病人有一些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其实有一些那种带状疱疹呢，它发生的位部位呢，如果发生比较广泛的时候呢，跟单性疱疹发在下肢，有的时候的确不是那么好区分哈。不过它如果发在手上跟脚上的时候呢，单性疱疹跟 这个带状疱疹呢，都可以形成一整条的神经神经节分布的这个水泡的一个形成，所以外观上面看起来的确是有一些很类似的一些情形啊。不过比较不一样就是一般的单纯性疱疹呢，在复发的时候呢，绝大多数呢都在同一个地方复发啊，就是反复反复的复发在同一个地方，比较累就会发作哈。像我有个我有个朋友呢，他本身他太太有四个小孩哈，所以呢他每次他看他太太呢。 这个唇部长疱疹，他知道他太太怀孕了这样子啊，因为在怀孕之前呢的那个时候呢，初期的免疫力会下降，为什么呢？因为免疫力需要下降呢，避免呢对胎儿产生一些早期排斥的一些现象啊，所以会有暂时性免疫低落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部分。那到怀孕的后期呢，事实上免疫系统的小孩子透过妈妈的一些的免疫球蛋白的的灌输啊，高浓度的灌输哈，所以反而是比较不会有这种。 妈妈等这免疫力下降这样的一个情形，为了避免对小孩产生这种排斥的一些现象啊。那带状疱疹呢，它虽然说也会可能会反复发作，可是跟单纯性疱疹不一样，就是说它发作起来呢，应该就算发作虽然少见，可就算发作呢，也大多数不会在同一个神经节部分反复发作，它会找不同的神经节的一些发作啊。所以虽然说第一次的发作在下肢或上肢呢，可能这两个病看起来会很相似啊，不过这个整体来看呢。 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一些地方了哈。那疱疹呢，对现对医师来看的话呢，它是一个嗯，有点这个说大不大，说不小不小的一些疾病。因为大多数的疱疹呢，对这个感染者来看的话，就是很难看啊，尴尬啊，大概就这样一些情形啊。那可是对病人来看的话呢，他有的时候会导致一个很大的一些心理的一些压力哈。 这样在嘴唇疱疹呢，反正就是不要跟人家这个同用同一个杯子吃东西哈，那这样应该就就还好哈。那可是，在生殖器的疱疹呢，往往消费病人呢会有很大的心理的恐惧，特别是在那个适婚年龄哈，那也还没有小孩，还急着要生小孩的一个阶段呢，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压力。像我一个病人，男男生的病人呢，他就是疱疹三步时发作，可是他又想。 不跟对方要发生性行为，的时候，要担心传给对方啊。可是这个这个不又不能带着保险套，把这个疱疹接这个保护起来，保护起来起来就没有办法生小孩了。所以他就变成，因为他大概每一个多月就会发作一次，他每次发作要一个礼拜才好掉，他要等他完全好掉才敢，他又担心说会好掉之后是不是会有传染那些。 一个症状，所以他就相当相当焦虑，他又不想做人工受孕的一些方式，所以就拖了五年呢，还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生小孩，没有办法增产报国，哈，所以，当这样的看法呢，说实在的，这个并不是杞人忧天了哈，因为疱疹呢，的确是一个传染性相当相当高的一些疾病，哈，那当然有时候会安慰病人说啊，这个反正呢，夫妻嘛，哈，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哈，你的病毒我应该就有，我的病毒你也应该有，这才叫做夫妻嘛，哈，这个。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如果老如说你要讲做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一种态度来看的话呢，我们当然会建议说，嗯，呃，有疱疹发作的时候呢，千万不能做性行为。不过这样讲呢也不是很正确的啊，因为有另外做过研究发现说，疱疹呢大多数的百分之八十的疱疹的传染呢是在没有症状的时候传给对方的，所以严格讲起来呢，一旦有疱疹发作。 其实你只要有性行为，有怕发发作过疱疹的病人呢，你只要有性行为，事实上你就可能把疱疹传给对方，啊，传给对方。而且疱疹呢，如同大多数的病毒一样，目前并没有一个真正能够根除的一些方式啊。那唯一比较积极的方法呢，大概只有固定固定的每天吃抗病毒的药剂，避免它的发作。 这样情况下呢，可以相当有效的减少病毒的传染的机会，可是也不是百分之百啊。那因为每天吃药其实有点讨厌了哈，所以一般而言呢，我们并不会建议所有的人呢都需要吃药去控制它。就这种发作比较频繁，譬如说你每一季就会发作一次的病人呢，好，或者说是你本身想要有小孩子，那可是你又呃呃有疱疹一些病毒存在，那你希望尽可能好以目前的。 这个医学的立场，目前实证基医学的一些角度，最能够保护到对方的一些方式，事实上就是每天吃病毒抗病毒药剂，让他不要发作，啊，让他不要发作这样子，啊，那这是一个可能的一个预防的一种预防的方式了，啊，预防的方式，啊，那疱疹呢，在台湾。 其实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一些疾病哈。有人说做检查说可能号称七八成的成人呢，事实上有疱疹一些病毒。那当然有人说啊，可能没有那么高，就大概只有差不多两成左右的病人。所以这到两成跟七八成之间的这个检查出来数值差那么多，是因为它检测方式不太一样的一个一个结果了哈。那疱疹呢，在台湾其实大多数的都是在，特别在比较这种这种年纪比较大的三三四四四五十岁的人来看的话。 大多数的疱疹发生呢，事实上是在小孩子的时候呢，常常就是拜爸爸妈妈喂你吃东西的时候传染到的哈。因为在以前我们小时候呢，爸爸妈妈有个习惯，就是把东西嘴巴嚼一嚼，嚼一嚼之后呢，再咬碎之后再给小孩子吃哈。那小孩子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实际上这个疱疹呢，就会透过口这个口水呢，传给小孩子。 那当然，有些现在的爸爸妈妈比较不会这种把嘴巴咬东西咬碎都给小孩子吃了哈，相比较少一点点。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说是小孩子喂副食品了哈，就是，就是用一些副食品喂给小孩子吃，就不需要用嚼碎这个动作去做这样的一个一个方式了哈，所以可能会比较少一点点。不过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有时候小孩子太可爱了，然后也比较容易得疱疹。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小孩子很可爱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要亲那个小孩子嘛。 啊，所以越可爱的小孩子呢，被亲的机会越高，好，所以得到疱疹的机会就就越高，所以这是一种小孩子传染疱疹的一些情形。那另外呢，在成人疱成人传染疱疹呢，一般相信大多数呢都是性行为传染的，好，都是性行为传染的，哈。那这种性行为呢，可以透过正常的性器官结合的性行为，那也可以透过这个口腔这个的性行为的方式呢。 得到这个疱疹病毒的一些传染啊，当然因为是用口，等于是用口交的方式去做一个传染的一些方式哈。那现在口交的部分呢，其实事实上比以前要来的普遍的相当的多哈。而且我以前也听过，有以前我有个学弟哈，他得到也是口腔得到。 这个性病传染哈，他问他为什么得到这个东西，他说，因为呢，他答应他女朋友呢，他会管好他的下半身，好，所以这个管好他下半身的时候呢，表示说他他性器官呢不会呃跟别人性器官做结合动作，可是他没有办法，他不会管好他上半身，所以他可以用想的，也可以用嘴巴去接触对方的性性器官，所以最后呢，他就嘴巴产生这个怕这个性病的一个感染了这样子哈，所以我想这个在现在是相当相当普遍的，在全世界都是相当相相当常见的一个情形了哈。 那这是疱疹的一个部分。那至于说疱疹呢，要怎么样的一个诊断呢？因为很多人会有不必要的一个恐惧感哈。那疱疹要怎么样诊断呢？老实说，你要最确定的疱疹的诊断方式呢，是在你发病的时候呢，从你的病水泡里面呢去做病毒的培养，这是最确定的一种方式啊。 不过这种培养的方法呢，大概一般在诊所在不太可能做，大家都在医院在执行了哈，所以这个医院在执行。那有另外一种更灵敏的方式呢，是我们叫做这个这个聚合酶分子反应的方式，叫 PCR 哈的方式去检检验。那这种情况下呢，甚至在没有发病的时候呢，我们只要稍微刮洗皮肤表面的一些皮屑哈，它都可以很有效的、很灵敏的侦测出病毒的一个。 这个存在的一些现象，当它存在，检测到是一个死的病毒，是个病毒的片段啊。可是基本上面呢，其实检测死的病毒片段呢，也代表说它是有这个病毒的一些存在啊。那所以其实也是用诊断的一些方式啊。那不过在坊间呢，实际上有一些很大的一些误解啊，就是觉得说啊，抽血啊，就如在外面跟人家讲说啊，抽血你有疱疹啊，虽然是有疱疹病毒啊的感染啊，这个东西说起来并不是。 完全错误啊！不过在医学上面呢，并不建议大家用抽血方式呢去侦测你是不是有病毒存在，因为抽血所侦测的是曾经感染过病毒的一个痕迹啊。那可是对于这个病毒呢，到底存在你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呢，是没有办法跟你讲的，是什么时候感染的也没有办法知道。一般而言了，哈，没有办法真的知道。而且感染过的人呢，也不见得会出来啊，不见得出现这个疱疹病毒的一个这个 的血中呃抗体的一些形成啊，因为检测呢不是检测活的病毒，因为活的病毒在血液当中如果出现的话，它事实上就是免疫力相当低落的病人呢，生产生所谓的病毒菌血症的情况下呢，才会在血液当中培养出来，所以检测到的东西事实上是抗体，就是曾经感染过的一些痕迹哈，所以。 口腔的病毒的，口腔的疱疹病毒的，鱼抽血也会，甚至疱疹病毒也会，其他地方的疱疹病毒感染呢也会啊，所以它没有办法代表说跟你讲说你到底是什么地方呢是有感染有感染的症状，什么地方有传染性的一些情形啊，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那么建议的一些方式了哈，可在外面很多的。 坊间的一些诊所呢，就是哎，跟人家抽血说你有疱疹啊，甚至跟人家说你有这个菜花哈，这些我想都是应该就科学立场来看的话，都不是很建议的一种检查一些方式了哈。那另外呢，疱疹呢它的传染方式应该直接接触，不过也有人观察到疱疹呢本身呢它离开人体之后呢，在一般的物体当中呢，大概可以存活大概三十分钟啊，所以呢。 呃，理论上呢，如果你的坐马桶的马桶盖上面呢没有清洁的情况下呢，好，那你刚好坐到的地方呢，皮肤上面又有伤口的话呢，你有可能会透过马桶盖传染到疱疹的病毒啊。那不过一般相信呢，在正常的皮肤上面要得到疱疹病毒呢，可能需要有相当微小的伤口的存在。可如果说是黏膜的皮肤上面来看的话呢，它疱疹的接触呢就不需要伤口，就是它可以直接透过。 相对完整的黏膜呢，进到皮肤里面去啊，这当然是在性性性行为过程当中呢，它会加上一个摩擦的动作哈。但是摩擦呢，其实也会形成一些相当微小的一些伤口哈。不过有些学者认为说，即使是透过没有性行为的摩擦哈，只是粘成病毒沾到你的黏膜的情情况下呢，它也有可能会进到你的皮肤里面去，在局部产生一些这个繁殖，然后之后再透过淋透过你的这个。 最后藏在你的神经节里面，好，那再产生一些，在免疫力比较低落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发作的一些现象，好。那至于说疱疹的这个情形呢，它事实上也可以透过你手部本身的一个传染，譬如说你痒的时候去抓它，哈，抓抓呢就会在局部的产生扩散的一些现象，好。那另外疱疹呢本身呢，虽然说我们常讲说疱疹是只有第一型疱疹跟第二型疱疹，可同样的地形型疱疹当中呢，就有十五种，至少有十五种的亚型，哈。那第二种疱疹当中呢。 也有这个九种亚型，所以得过疱疹的病人呢，你不要仗势说自己得过疱疹，所以就不怕好。所以在有跟另外人这个发生性行为的关系呢，你可能感按到同样病毒的第二种的亚型啊，它本身它并并没有真的彼此有一些交互保护的一些现象好，所以得过疱疹的病人呢，虽然得过，还是要保护自己。 啊，也要保护别人，所以还是要做适当的一个防护的一个部分啊。那有的时候最好不要去揉眼睛，因为揉揉眼睛呢，你可能要疱疹长到眼睛里面去，引起疱疹性的一个角膜炎，那事实上就相当危险，甚至有可能会引起失明的一些现象啊。那所以相当相当要相当的小心啊。 那所以如果说疱疹的发作呢，目前健保局已经同意说，疱疹病人他可以用几副外用的药膏啊，所以如果发作之前呢，开始怪怪的，可以赶快擦药膏哈。那可如果说你发作相当频繁呢，或者发作比较严重呢，就会建议用口服的方式来做一个来做一个治疗哈。那发作更频繁的话，就建议每天吃一颗疱疹的药物，吃个半年到一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接近大家的口音。那欢迎询问皮肤科相关问题。 call in 专线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传真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二五九八八三六九二五九八。呃，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m Uncle》节目，呃，《全民 Uncle》节目，我是台大医院皮肤科蔡成芳医师。接下来我们开始接听听众的这个扣音电话，我们的扣音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我们先回答一下陈小姐的问题。 哎，蔡医师你好，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很多人都说哈，有指甲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健康。 <laughs> 那我现在就是有个问题哈，我那个脚指甲哈，那个拇指哦，很奇怪，常常从中间的地方就断裂，啊哈，断裂整个就上面整整个就扒下来，那只剩下一半的那个指甲，那会再长。 它常常常又从中间断裂，我不知道这代表什么。你你指你指中间断裂是横向断裂呢，还是直向断裂？呃，就是横的，横向断裂，只有只有大拇指而已。对，OK，哦好，谢谢医师。好的，好的，好的。这个哈，其实这个不知道最近有不知道哪里，大家看到很多人都问我说，这个指甲是不是有问题？是说包括这个指甲白白的部分，他说什么双手呢要超过超过几个白色这个。 跟基部还是正，才是正常的，要不然就是会比较短命啊，或者什么疾病的一些状态。所以听了很多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理论基础了哈。对，我我想这是这个后，这是后话了哈。基本上面这个有些是大多数是假的了哈，大多数是假的，因为指甲的一定有白白，只是白白的东西呢到底有没有是藏在里面呢，还是长出来而已了哈。那。 所以指甲的确对某些疾病状态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哈，特别是你当你发一个什么生生一个什么重病的情况之下呢，你发现说，哎，指甲整个长出来呢都不对的，它从中间呢就像一个横向部分产生一些一些沟槽啊。 那甚至呢会引起停止生长，整个指甲指甲脱落哈。最出名的就是最近很多那种肠病毒感染哈的小孩子呢，常常就指甲都不长了，那就掉就断落。或是某些癌症的病人呢，在吃化疗的药物或者打化疗的针剂呢，指甲常常长出来就是歪七扭八的一些情形哈。所以，那当然另外，所以就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指甲的确就某个程度的呢，能够反映全身的一个生理的一些状态啊。因为这跟头发一样啊，因为指甲。 跟头发的生长呢，都很容易受到全身健康的一些影响哈。可是大多数的情况下，指甲变化呢，也没有办法精确到说啊，什么样指甲就对应到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只有很少数的疾病呢，是有一点这样的一些现象。不，基本上面就是药物中毒啦哈，或或者是肾脏疾病啦，严重心脏疾病啦哈，比较容易看到一些对应性的一些变化哈。那以陈小姐你现在所说的这种状态哈，就是只有单一根指甲产生一些问题。 那这样情况下呢，它因为它不是全面性的产生啊，所以第一个可以跟你讲，它不可能是反映出全身性的疾疾病的一些状态，它所反映出的呢是一个局部的指甲的一些，呃，一个局部的一些刺激或是发炎或是肿肿瘤的一个结果啊。那就我在临床上面所观察到这种同一根指甲呢反复呢会在长到一半的时候呢中间断掉，然后变成说好像这个。 这个会，这个如果可以啊，会卡在上面的的一个情形上。最常碰到的，我个人觉得还是那个指甲反复受到一些外伤的一个结果啊。譬如说，那个指头比较长啊，呃，指头比较长的人呢，常那个走路某脚比或那脚特别突出啊，那走路那脚先先开始走动，但这种情况下，那指甲受到一些伤害的时候呢，它常常就会间断性的受到一些压迫啊。 那由压迫比较久的情况下呢，它就突然停止生长。那在停止生长的时候呢，新的指甲长出来的跟旧的中间呢有一个 gap 的存在情况下呢，有一个落差存在时候呢，就会变成说有个断层出现。那就新的长出来的时候，旧的呢就就粘在它上面啊，再推出来啊。所以这是一个我最常看到一些一些现象啊。那另外呢，也有些是更有明显的症状，就是哎，曾经指甲不小心就会三不五就就踢到，就凹切啊，凹切之后呢，它更会产生这种这个停止生长的一些情形啊。 那当然呢，我们偶尔曾经看到某一些病人呢，原因不明，就是他的指甲呢，就是有间歇性的，比如啊，对，而且甚至不是一只哦，可能好几个指甲呢，都在固定的一个季节的时候呢，突然会停止生长，然后再产生断裂，再产生一个新指甲一些现象，所以，甚至有些遗传性的体质可能会存在哈。 不过那些大多数都是比较多指甲产生的一些情形了哈，所以就你的现象呢，你可以观察一下，就是你的指甲呢，那个指头是不是比较长哈？是不是那个指甲有一些不经意的一些小的一些外伤？有时候外伤呢是一个相当不是那么的显著的一些状态，它有可能只是说走路走比较久了哈，那甚至有人看到有人就是诶打打球啊，打球呢啊，所以打球跑步啊，突然会停止，然后就会呃产生一些压迫的一些现象，或是上次像我也看到有病人说，哎，他本身就是。 那喜欢做缝纫的动作和家里头常常踩那个缝纫机哈，踩踩踩踩的情况下呢，它也有可能呢会突这个那个受到间歇性的一些血流循环的一些压迫，那也会有这种这样的一个这个指甲生长突然暂时停顿的一些一些现象了哈。不过，那至于说有没有可能长其他东西在指甲后面，大多数长出来指甲后面的话，它它会以中间段落的方式，就是以纵向。 纵向断落而不会横向断落的方式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机会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并不是那么的高了哈。所以你可以回去来检视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或者是说你在前面断裂指甲有没有下面有没有一些淤血这样的一些现象哈，来判断说到底指甲这种间歇性形成的一个这个这个中长到中间就断落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一个原因了哈。那接着我们回答一下林小姐的问题。喂，医师你好。你好，嘿。 请请问哈，我是在九民国九十七年感染病那个疱疹哈，那每个月臀，我就在长在臀部的地方，OK，啊，每个月都会复发，啊哈，啊很痛苦了，是是，那后来我就长期吃那个抗病毒的药，是，然后吃了到现在吃了大概六年了哈，啊，我今年有尝试停药哈。 可是不到一个月又复发， <laughs> 对，所以我现在不敢停药。那我的吃法是早晚各半颗，就是早上半颗，晚上半颗。OK，那吃了这六年多哈。那我想问的问题是：第一个，长期我如果打算长期吃，有没有副作用？那第二会不会有抗药？是。那第三哈，呃，就是说，呃，这个这个是不会永远不会好嘛哈。 呃，哎，是，那第四个问题就，请问你，只能在台大找你吗？如果有需要的话，谢谢。是哎，好的，我想这个，这个是我刚才实际上问，感谢这个这个您您的这个这个 call in 的哈，因为这是我刚才没有特别跟大家谈到的一些部分哈。其实上不晓得为什么女生哦，很容易在臀部的地方呢。 反复产生疱疹病毒的一些发作，男生相对就少很多哈。这个做了很多的一些研究，认为说啊，这个东西是不是因为后天后天感染的哈？譬如说是因为这个女生呢在外面坐那个公共马桶哈，那坐上厕所要坐马桶，那最是不是被被传染到的？那不会有认为说，嗯，这可能应该还是自己发作的吧哈，还是更这个性行为的时候感染的时候发作的哈。这些性的方式啊，譬如说男生生殖器的接触，可能会从后面接触，所以屁股会有。所以那目前不是一个定论。 了哈，不过这个女生的市场相当常在疱疹产生反复的一个唇部的一些现象了哈。那这个我们刚才讲说她需要吃药了哈，这样到底要吃多久？这个也真的也是一个因人而异，因为最早的公司呢他们是说啊这个吃半年就会好掉，后来发现说。 其实可能吃到一年的机会更高哈，那不过像这位像这个像这个林小姐讲的哈，至少你吃到六年，一听到就会发作。这种我也听到有一些这样的个案，不过这是相对比较少见的一种情形了哈，比较少见一些情形。大多数都觉得说，你吃一段时间之后，应该发作就会减少哈，吃的时候呢就不太会发作，那甚至停掉之后呢也可能比较不会发作。因为有人做过研究哈，说如果你每天都吃药吃一年的话哈，然后大概有差不多呃。 之后了，大概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病人呢，是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病人是从此不再发作的了哈。那就算是有发作的情况下呢，在皮肤表面呢，就间歇性的去做病毒采样啊，PCR 这个分子检测的方式呢，大概也可以减少大概将近八到九成的一些病毒的一些量啊。不过，所以我们大家讲说，还是有一些病人像你这样情形，的确一停掉就会发作哦。不过，第一个它会产生副作用，目前呢，因为。 不认为说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因为你一般的在预防性疱疹病毒使用的剂量是相当相当的低的啊。就说你如假设你吃的是一般目前建议的是抗病毒的药剂，就是长效型的的话啊，那正常的在带状疱疹发作一天就要吃八颗啊，那所以你像你一天只吃一颗，呃六颗啦，六颗啊，一天六颗，那只要吃一颗，其实剂量是相当的少的哈。那是不是会产生抗药性呢？ 如果吃有偶尔吃偶尔不吃的情况下，比较会产生抗药性，就跟抗抗生素的使用一样。为什么大家抗生素讲说你不要随突然自己把它停掉？因为自然自然停掉的情况下呢，好，那反而会让病毒有少量的增生的机会呢，反而会突变。因为讲讲白了，病毒如果都没有增生，它是不会突变的，它是要有一个低度的增生啊，低度的。 的药物治疗之后呢，才会筛选出一些比较具有顽固性的一些病种啊。所以一般而言呢，正常人如果每天吃药的情况下呢，是不太会产生抗药性的一个一个情形啊。那这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些困扰情况下呢，的确是可以长期吃药了。我我个人并不会觉得说长期吃药，除了在经济上的负担以外呢。 这个心理上的负担以外呢，会有真正对人产生一些实施实质性的一些伤害。像我看病看那么久，呃，这二十五年以上的看诊的经验，真的看到产生抗这个过敏的病人呢，抗药性的病人也就一个，啊，所以相当相当的少见了哈。所以我想这应该是没有关系。不不过比较有趣的，就是说你每天吃分两次来吃哈，早上吃一次，晚上吃一次，半颗半颗，这个食物上面可能这样并不是那么的。 好，一般会建议说你就一天吃一颗就好了，这样子啊，这样子既方便哈，疗效应该也不会打折这样子了哈。对我是觉得说，对一个慢性的疾病来看的话呢，每天固定的一些治疗方式啊，然后这个方便性呢还是相当的重要的了哈。应该我印象中并没有特别报告过半颗半颗的吃会比一次吃一颗来的好一点点啊，除非说你吃药这有特别的考量，否则我个人觉得一天吃一次应该就可以了，这样子哈。那。 那如果说你呃吃药过程当中都不会发作，基本上面表示说这个药品对你是有效的哈，那你就可以继续去做一个服用。那目前呢，市面上真正被建议长期服用的药剂，有比较好的科学的报告，也就一种叫做 v e r c y c o v i 这样的一个药物了哈。那所以，嗯，大多数病人跟我反映说吃药当中几乎不会发作，那停掉之后呢，的确是有可能发作。那如果发作呢，就再重新再吃起就好了啦哈。那至少保护自己。 也保护别人了，我想这是一个，呃，呃，相当建议的一些方式哈。那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接听大家的 call in。那 call in 专线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呃，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安 n c l 节目，我是台大医院皮肤科蔡成芳医师。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的 call in 电话，call in 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 传真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二五九八八三六九二五九八。我们先回答一下刘先生的问题。喂，你好。嘿，你好，你好。那个，我有免疫系统那个贝西氏症哈，是嘿。但是我我已经好几年就是口腔一直溃烂，嗯哼，哦，就很呃很少，从从基本上是不太会间断。是那如果我有穿？ 有有擦软膏的话会比较好一点。嗯那如果没有擦，或者是现在有一种酵素的漱口水哈，是，我会会拿来漱口。嗯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好。嗯哼，那这这种疾病是，它这种口腔黏膜还有鼻腔黏膜这样子，嗯，会会，因为我是担心久的时候会会变不好的东西啊。是，那我不想说这种这种 <laughs> 是能够有方式可以可以根治。 嗯嗯嗯，嗯，贝西斯症目前认为说是一种自体发炎性的一个疾病了哈。那跟这个听众介绍一下，它是反复会产生这个口腔甚至生殖器的一些一些溃疡哈。那有些人本身呢，还会在皮肤上面，特别小腿的地方或者胸口产生一些。 这些局部压痛的一些诊治，哈，甚至有些像青春痘，有些像是这种蚊虫叮咬的一些症状，哈，那所以这是一种，甚至严重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内脏的一些侵犯了，哈，这叫贝希斯症，哈，那贝症呢本身呢，它的这种伤口呢是，虽然有时候蛮蛮严重的，可是那个伤口本身呢，产生恶性变化的机会呢是微乎其微，哈，微乎其微，所以我们就治疗的立场来上它，我们并不会特别考虑它是坏的东西这件事情了，哈。 那不过比较讨厌是贝西氏症的，目前呢，最常用的治疗呢还是类固醇，啊，还是类固醇，然后特别是口服类固醇、系统性类固醇看起来特别有效啊。不过话虽如此呢，呃，局部的贝西氏症的口口腔或黏膜的副作用呢，你也可以尝试一些局部的副类固醇的软膏哈，那的使用哈。不过。 我个人在治疗一些贝希氏症慢性的溃疡当中呢，觉得最有效的是一个叫赛德胶囊的一个塞利多麦这样子一个口服药物。不过必须讲，这个本身呢，大多数的药物治疗贝希氏症呢，都是一个非适应症的使用啊。那在适应症当中呢，大多数药物都没有，真正有的话，可能只有一种这个生物制剂叫做复麦啊。那它是对严重的贝希氏症的情况下呢，它可以去呃比。 类固醇发挥更好的一些效果哈，不过因为是有相当昂贵了哈，所以一般而言呢，正常人不会无缘无故去治疗这样的一些东这样的方式了哈。那所以所以大多数还是建议说就不要太累了哈，然后就是如果发起来就口腔呢就是做一些做好的一些清洁，像讲酵素漱口水啦哈，或者擦一些类固醇的一些药膏，大概就。 足肤大多数人使用，可如果说你的贝基症的口腔溃疡真的相当严重哈的情况下呢，你也可以尝试一些其他药物的一些治疗一些方式啦。当然更严重可以用打针的啦哈。可是嗯，这个是不是要用到那么强的一些治疗方式，就看这个药这个疾病对你的困扰程度有多高啊？那当然也要看看你的荷包有多，这口袋有多深啊？因为刚才讲这些药品，不管是赛德胶囊哈，这个都是算是比较贵的治疗方式。那更贵的打针当然更昂贵了哈。那 嗯，那如果说很严重到危及生命的情况下呢，大概就会建议说用这个间歇性的口服类固醇去做一些治疗的方式了哈，大概这样这样的一个情形了哈。那另外，我们接着回答一下方小姐的问题啊，你好，我想要请教呃两件问是，哎，第一个是说，听说和那个带状疱疹有疫苗，那我想请问的是说，这种疫苗是？ 打一次就终身有效，还是说也是要隔隔几年就必须要打？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脖子上长了一些小小的赘肉，尤其是像肉芽这样，那穿衣服脱衣服的时候都会卡到哈，尤其是毛衣。那想请问一下，这种要怎么样去处理？好的，好的，我想就两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呢，先回答您谈到问到那个带状疱疹的一个疫苗的一些问题了哈。 带状疱疹疫苗呢，事实上出来一段时间了哈，可在台湾的普及性呢，一其实并不是很高，因为第一个，大家就带状疱疹好像是离我很远的疾病哈，大家觉得说，哎，好像不太不太需要。的确，因为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只发一次哈，甚至都完全不发，所以就好像打不打我没什么了不起的感觉啊。那因为一般人去这个做预防性接种的时候呢，医生也常常不会跟你讲带状疱疹这个这个东西哈。 因为到带状疱疹这个疫苗呢，理论上呢一辈子只要打一次啊。可是因为这个带状疱疹出现的时间也没有很久哈，所以呢，是不是打一次真的能够有效的预防，呃，所有的带状疱疹一些形成，可能也并不尽然了哈。不过目前我们大家知道说，至少预防个五到七年应该是没有问题哈，是不是？那是不是要是不是最后经过五到七年之后还要再打一次？因为这这疫苗出来时间也没那么久哈，所以老实说大家也不太清楚了哈。对，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一个部分哈。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目前疫苗呢只有一种，它是一种活的疫苗。事实上呢，跟这个水痘呢是同样的一个病毒哈。那它是一种活的疫苗哈。那所以如果说你的免疫力系统比较弱的病人呢，哦，或是在用一些免疫抑制剂的病人呢，就不太建议做打这种活的疫苗。不过好消息是，国外呢其实有新的公司呢，它要出死疫苗了啊。 那这种死疫苗呢，其实连免疫抑制、免疫力比较低落的人都可以打，哈，所以听说效果可能会更好，哈，所以我想，呃，这是另外一种疫苗的一个部分，所以或许大家可以考虑等更新的疫苗出来之后，也是一种可能治疗的一些方式。第二个，您问到说这个鼻、这个脖子那边的一些小的息肉，哈，这个我们把它叫息肉啦，实际上目前认为说跟肥胖。 老化跟摩擦有关系，少数人发现跟病毒有关系，大概百分之二十的病人会跟病毒有二十到五十 percent 会跟病毒有关系哈。那目前的治疗当中呢，其实都是用一些破坏性的方法，反正就是用不不管用冷冻啦，用电烧啦，或者把它剪掉哈，事实上都是可以的啦哈。所以，可是因为这个是，除非说有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否则一般来讲都是一些美容的治疗了哈。所以在大多数的诊所、医院里面都可以做一个处理啊，可不过可能就需要自费啊。那接着我们回答一下李先生的问题。 医师您好，哎，你好，今年三十六岁啊，这个狐那个腋下有狐臭，是是，这个诶可以治疗吗？治疗需要多久时间？是是，嘿，一般狐臭的部分呢，其实就第一个了，狐臭每个人的感感官感官差很多了哈，轻重也差很多哈，那需求也不太相同哈。一般而言呢，比较轻微的狐臭呢，大多数呢可以用市面上所贩卖的这种体止汗剂去做治疗，因为狐臭跟 这个多汗呢，常常是有一些合并的一些现象，所以你只要买市面上任何的一个止这个狐臭的一个这个止汗剂去治疗的时候呢，它就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改善啊。那可如果说你觉得市面上的狐臭的产品呢没有办法真的得到有效的控制，或是你觉得太麻烦的话呢，它也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处理。第一种方法呢就是直接做手术，把汗腺通通把它摘除啊，或是把汗腺这个通通把它刮掉啊，用手术的方法。 这是另外一种方法，好，所以这在传统上面呢，如果你要做根除手术的方法，就这样子方式哈，那可是它会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伤口愈合期，所以可能手术完之后呢，腋下呢要就绑一个很厚的一个棉垫哈，一个多礼拜之后才能拆掉哈，所以不过这是一个最根除的一些方式，那医生呢甚至可以手术的把你整个皮肤十字形的切开，切开之后呢。 用肉眼可见的方法，一个一个把你的大汗腺摘除掉，哈，它是相当花时间，可能要两两个小时，很多两个两三个医生同时去做这个事情，哈，不过它是一个最百分之百清除的一种方式，哈。那目前市面上呢，有开始在流行另外一种叫做微波止汗的方式，哈。那这机器呢，原本他们是用在对于多汗症的一个治疗，啊，那可是呢，在大多的医生发现呢，它对于狐臭的治疗方式呢，也有一定程度的一些改善，啊。 那虽然可能不像手术那么百分之百，可是它至少是很干净啊，没有外观上面没有什么伤口啊，所以所以也不用说请假说比如这个要手术要包个什么伤的东西，护护垫在手下面，所以也不太需要了，所以所以这个目前也变得相当相当的普遍了哈，所以似乎已经有一点取代用手术的方法的一些处理一些方式，不过这费用会比较贵了哈。那手术呢，虽然说花时间，可是。 钱呢还是比较便宜，大家跟刚才讲说那种微波子弹方式，大家只有一半的一个一个费用就可以了啊。那另外呢就是勤洗澡啊，勤洗澡啊，那或者把腋毛刮掉啊，减少这些味道的一些附着呢，多少对于狐臭治疗当中呢也会产生一定的一些效果。那当然也有人打肉毒杆菌素啦，不过这个反复注射呢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都进行到这边，我是台大医院皮肤科蔡子芳医师啊，也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再见。